锵锵三人行，今天呢，这个王蒙老师带来一个小伙子， <laughs> 这小伙子一见王蒙老师就叫爷爷， <laughs> 这也有点把您叫颓了， <laughs> 是吧？没关系，哎，但是我一看，哎，你真是给我们节目这形象啊。 增光啊，增光！照王蒙老师这高度，就是说这库尔班江往这儿一站，那是为中华民族的群体形象， <laughs> 长了脸。哎，我对你第一印象是帅啊！怎么去瞧这维吾尔族帅哥？帅哥啊，反正就长得不赖吧？反正。 <laughs> 哎，我看你们兄弟几个， <laughs> 实际你最帅。啊，没有，我我们家里面我我觉得是我都帅都帅都帅，你还说你胖就喘？一般的新疆老乡帅的多。 对对对，你在你们这个啊，你是和田人是吧？对，我我是和田人。你就长到你这个帅的这级别的，在你没有，我我输赢是最一般的了。啊？ <laughs> 我我是。哎呦，那姑娘们应该杀向你们那儿啊！ <laughs> <laughs> 所以今天啊，就就是你看，我作为这个主持人哈，我一来我就你就让我有一个很特殊的感觉，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十六年来这个节目啊，这好像还是迎来第一位。嗯。 维族的这个朋友，我这这个是我的荣幸， <laughs> 哎，也是我的紧张， <laughs> 不用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好，库尔班江，其实呢，谁都没有都都都都都会看到，大家现在啊，对于这个新疆，对于维吾尔族啊，好像也是一个心里啊一个特别的话题，有一种特别的关注，这显然跟这个近些年来啊发生的很多事情有关系，对吧？所以我说我感到哆嗦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空气中有些什么东西，但是这种东西我又说不清。所以今天你来到这里啊，首先我想啊，咱可以说他这本书，是是，他即将出来这本书啊，光这个封面就很有意思。是，你看，你看他这个，这有点像一个门的一个门那个门。然后你看伊斯兰的这种图案的风格，对吧？那王蒙老师，您来说说，为什么你对这小伙子情有独钟？不是，你看这样子啊，因为我在新疆待的时间非常长。 这个也喜欢那里，对他也有感情。可是最近这几年吧，说新疆的事儿吧，竟是恶心的事儿，嗯，竟是让你感到不愉快的事儿，让你担心的事儿，让你忧心忡忡的事儿。这时候我忽然得知了，呃，库尔班江，他管我叫爷，就让他叫， <laughs> 但是我不准备管他叫孙子，我我管他叫我这兄弟。兄弟，对。我看他这个小小小兄弟呢。 哎，他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什么事儿？哎，他就是在这个内地各地吧，他采访了一百多个呀，呃，来自新疆的各民族，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吧，应该是。对。维吾尔族的这同胞，而这些同胞，您看完了以后，您一下子豁然开朗，是吧？阳光明媚，嗯，是不是啊？光芒万丈，你上哪儿现在找这种消息去？哎，所以我觉得这个。 哎呀，库尔班江啊，你真是这位小兄弟，是不是？这个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儿，我希望让他。 介绍介绍，干了一件让这个王老师老怀迷畅的事儿。哎，对对对对对。哎，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啊？我们也你你你也是搞搞搞电视的啊？就咱们可以制造点影像的效果，你就能体会到、分享到王老师这种心情。好的。就库尔班江，你给配旁白，对吧？咱们把一些全国各地的哈，他这采访到的这个新疆人，一张一张的出，你做个简短的介绍。你说明一下，是你说明来，咱从这是蒙古族。 从新疆来的，对，就从新疆来的蒙古族夫妇俩，现在在哪？他们在在在北京，在北京啊，像你一样，你现在你也在北京八年，对，你看下边。然后这个是回族，他也是在北京，呃，这个好帅呀，对，这个帅呀，这这你真够大公无私的，把这这可把你比下去了。 <laughs> <laughs> 然后这个，哎，怎么还拿一话筒呢？刚才那人，他是个主持人。 啊，那他也是个主持人，嗯，对。然后这个是塔塔尔族，他是一个骨科大夫，而且这个塔塔尔族是非常有意思，他是不仅是骨科大夫，他之前在妇产科也待过，然后他还是个玩贝斯，现在那个什么叫贝斯？就是那个音乐。啊，音乐。贝斯手，而且是他也是玩摇滚，贝斯，贝斯，对，呃，玩摇滚。哎，你想，长得也是有点像贝斯。对，他现在也在北京，像贝斯。这个发型有点贝多芬，对对对，再看下边。有点贝，嗯。 然后这个是哈萨克族，嗯，这个小伙子个是个对，这也帅。 <clears throat> 他的那个名字是很有意思，就是希望。希望。对哈萨克，对，就是新疆的就是我们对哈萨克族，把它就翻译成呃汉语的话，就是希望的意思。他现在在哪？呃，他现在回新疆了，嗯，回新疆在对， <clears throat> 再看下边。啊，这个是塔吉呃塔吉克族，他是在民族大学唯一一个塔吉克族。哦。嗯，对，且大学。 呃，在在在民族大学，在民族大学，在上。老老师啊，是学生。不是不是学生，学生哦。对对，唯一的塔吉克族。对啊，唯一的塔吉克族。对，你看这眼神多显得唯一啊， <laughs> 显得孤单一样啊。 <laughs> 你再看下面。嗯。然后这个是张志强，这是一个汉族，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现在信仰伊斯兰教。呃，他小时候是在维吾尔族家庭长大的，因为他们家里面有四个男孩儿。对。然后。 他是家里面最小的，他父母就养活不了这么多的儿子，然后把他几个就就说给他的维吾尔族一个朋友说，你把我的儿子给我养一养，然后就把他养到初中，然后他是在生活习惯、语言这个方面是都都有熏陶，但是真正的接受伊斯兰教，他是去哈萨克斯坦留学的时候就接受伊斯兰教，他在深圳。 哎呦，这生活经历哦，这是在深圳，在深圳啊。他这是这是念经呢，这是是吧？对对对，做礼拜做做礼拜。对，这是我父母。 啊，当然这个是我父母的 <laughs> 这张照片是在书里面没有，啊，这个是我妹妹结婚的时候，然后就是抓拍的。这是你们家吗？这这是我们家。哎，你这还真把你们家这个门脸儿放门脸儿放书皮上。对 <laughs> 对对对，有一点就是一个门的意思，就是但是它还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伊斯兰教风格。对对啊，对你再看下边然啊，这是我最小的弟弟如斯梅麦提。a r 嗯，这这里是在。 在深圳，深圳，嗯，然后就他把那个近期就把工作给辞了，辞掉什么他就想学习，因为他在和田的时候，不是不愿意上学，嗯，然后也不愿意从和田出来，然后就就是经过一番事情发生之后，他去了深圳，这个这个戏剧性非常强，待会儿。 听，请他说，说说说你弟弟这个情况。他呢，他是高中就退学了，然后他那个新疆发生那个乌鲁木齐的那件事之后就起雾，之后就在和田，他是就是跟这种一个不上学的孩子在一起玩儿，那整个家人都担心的。但是，他是在也不愿意去学嘛，就在社会上在那儿就晃着。然后我们在和田，我有一个汉族朋友开的一个影楼照相馆。 我想让他到他那边去学点东西，就是让他学摄影，但是他去了以后就喜欢修图，PS 啊，喜欢玩这个，就喜欢玩这个，然后就突然对他也感兴趣，而且他特别喜欢换家驹的歌，但是店里面有一个女孩，她喜欢周杰伦的，喜欢周杰伦，但他我弟弟不喜欢周杰伦的，嗯，然后他他店里面他就是放的嗯那个北洋的啊，换家驹的换家驹的音乐。 然后那个女孩把他换成一个周杰伦的，呃，他就不高兴了，又换回来了。然后那个女孩就给骂他缠头，缠头是什么？其实那个女孩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在哪儿，可能别人说，呃，他就是玩那个骂维吾尔族的一种称呼，歧视面，对，就歧视。是不缠头啊？是因为维吾尔有一段时期，他叫塞莱，就是用布把这个头这儿，这个其实那印度人不好多也是这样，他。 后来，这个这是玩笑话，这没有没有。有时候维维吾尔人自己都说自己。对对对对对。前头前头。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骂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新疆，他有些东西是上纲上线的。比如说说前头的时候啊，你是骂人。然后说哈说是哈代是骂人的，但是实际上是哈代不是骂人的。哈代不是骂人的，哈代他是从俄语来的，就是哈代，哈代就是中国，就是中国。契丹，还有契丹，对对对对对。所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现在都就是也是避讳，不要说这些话，免不要引起，免得引起误解。引起误解。对。因为我们维吾尔语里面有很多从波斯语、从俄语过来的。对对对。然后，所以刚才王老师那个说到的那个就是从俄语来的。哦。然后我弟弟呢，他对这种冲突，他就说是他骂他了，然后就跟他就发生了冲突。 然后后面这个女孩的男朋友带人要过来打她，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这种，就 <laughs> 是比较，而且是我弟弟又带带带带个人过来就准备打她什么的，最后就我就吓唬她，这件事是特别严重，你赶紧要走，你要去深圳，给他买了票去深圳，然后去深圳在那边也嗯给他找了一个影楼，就是让他就是学徒，嗯，不要工资学徒，然后就在那就坐着坐着，他就喜欢在深圳待了半年以后。 他特别喜欢深圳，回到和田待不住一个星期，我还是回深圳吧。他就就是深圳第一，包容性强，第二它干净，然后比较时髦。其实你讲的你兄弟的这个故事啊，就像你这书里说到的很多人一样，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觉？虽然你很特别的讲到新疆啊。 可是实际上，这些在就是内地各地啊待着的新疆人，他们的很多故事啊，让我想到的其实是跟任何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差不多。包括你弟弟，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让我想到啊，就像是很多咱们农内地农村的那个孩子，是就是过去在村里啊，就老打架呀，或者就是然后他哥他哥哥觉得他这不对，后来领他进了现代化城市之后啊，你再让他回去，他不想回去了，他就更更像是这么一个故事。 呃，这里边的维吾尔色彩或者新疆色彩又有多少呢？不是，他是这样，他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啊，我也非常的感动，而且他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就是恰恰如你说的，我们全国的人呢，你你如果给他提供一个就是跟现代文明接触的机会，跟现代的生产、现代的这个收入，是吧？那么。 他他这个精神面貌就会不一样。是。哎，相反的呢，你像他他弟弟是不是？这一个非常漂亮的，也是非常帅的，一个很小一个小伙子。嗯。他如果在那个农村里，他又不上学。现在这有很多这种问题。他又不上学，农村里边那农业劳动啊，我不知道和田怎么样。有的地方还由于征地呀什么的，他那个农业的劳动啊，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或者也减少了。 呃，这个时候呢，他又又有一些这个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来来的，进行这个极端、极 <laughs> 很极端的那种呃，披披着宗教的外衣，嗯，用那种极端的色彩啊，在那儿在那儿进行煽动的一些人儿，这样的话呢，像库尔班江啊、库尔班江的爸爸呀，他们就很紧张。 啊，怕他这弟弟啊，如果在就一直在那儿也，因为他们都出来了，也没人管。那如果他变成了一个，对， <laughs> 呃，忽然训练训练俩月，拿着一把刀子就冲出来了，是，这不要人命吗？这个事儿啊，是像这种，我我弟弟老四，他属于是就是我父亲的概念里面，男孩必须出去。我不父亲还不是一个那种传统的那种一个思想，他说男的都出去。 不要在新疆待着，就最好不要在和田待着，因为和田的那种一个环境，就是慢慢就是往这种宗教的味道越来越浓的这种方方向走，它不是一个现在的，它之前都有，我们小时候都有也有有这种一个趋势，本身和田人特别淳朴。 淳朴到什么，就别人就只要是跟宗教有关的，说什么他就信，因为他就跟这个文化程度也有关系，哦，教育程度有关系，本身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缺乏更深的一个认识，然后现在是更多的是被别人利用，啊，就是普通百姓，但是普通百姓是什么？现在他们就高高兴兴的，安安全全就就活着比什么都强。 其实不不普通百姓是非常明白这一个道理，但是为尤其是在和田为什么那么那么容易用伊斯兰教的方式是能进来的原因是，不给他一个正常的伊斯兰教的一个环境，该去这是做礼拜的，然后就该去你是按伊斯兰教的方式该做怎么就做怎么。我我上中专的时候呃不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带我们去清真寺，周五的时候。嗯。 那现在是他现在是成为一个非法宗教活动和合法，那就到底什么叫非法宗教活动？哦，这个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明白。这本身所以说对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伊斯兰教啊，王老师你你你我我我我说说啊，这个和田呢在新疆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嗯，过去啊，这个周总理喜欢去和田，他在和田呢。 不止去过一次，嗯，而且呢，周总理呢，听了这个，他知道和田玉了，和田玉，所以是周总理亲自命名的，给和田的文工团命名为新玉文工团。啊，哎，这个自治区担任过自治区政府人民政府主席的司马懿艾麦提，他也是和田人。嗯，但是和田呢？ 新疆人呢，有时候又拿他开玩笑，就是我说这个这个本地的人，说和田人呢夹硬，就是就是他顽固、顽固固执、固执。呃，他叫夹硬夹。说和田呢是固执啊。我我待的那个伊犁呢是放炮，是是吹吹牛，牛皮这是特点。呃，阿克苏的呢是犯傻，他那脑袋像一个。 南瓜脑袋一样，这个这这都是玩笑话，玩笑话就这都是玩笑话，就是就是相互相互相，这个都是新疆人，而且都是维吾尔族人，互相说笑话。对，说固执啊，这个这个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说和田人的特点，为什么他固执呢？呃，比如说你买一块钱的东西是吧？这个你给他十个一毛钱，他可以接受；给他一块钱也可以接受。 但是你给他两个五毛钱，他不接受， <laughs> 这是真的吗？呃，这还真我没有听说。不可能，不可能，这这是不可能。但是这个固执是怎么来？就首先和田是伊斯兰教最后，信教的一个一个地方，最后你看他有因为因为伊斯兰，和田人就是信仰伊斯兰教之前是他是信佛教的啊，非常顽固。这个是来自在这边，因为就说让他接受伊斯兰教，我不愿意，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抛弃我的身？你觉得，呃，就是信仰就宗教就他还是固执嘛，非常固执，就很坚定。他他是最后入的伊斯兰教。那现在反过来说，这这个我都不知道。现在现在反过来，和田就是变成一个就是伊斯兰教是最浓的，但是实际上刚才我说的，真正的对伊斯兰教的知识缺乏的很严重。然后刚才我们也就说到了一个，就是跟这个我我从新疆来这本书。 就是刚刚才我就想插一句，其实刚才您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很普通，这就是我从新疆来要出现的原因在这儿，因为我从新疆来说的是新疆人的经历。 但讲述的是每个中国人的故事，咱们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特殊，我们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这点题儿了，是吧？这而而且呢，你刚才讲到你的父亲，我对他也很感兴趣。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接着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能说吗？这能说吗？可以说，伊犁人认为和田人。我说伊犁人吧，一说和田人就认为和田人土啊，他连那个口音都土。比如说这个一块钱是吧？ 伊犁的发音是 Bersum，嗯，他认为他说的很洋，因为这个 sum 它来自苏联的，苏联的，苏联的中亚西亚的那些地区，嗯，可是和田人呢说比一块，这是一块钱，比比一块，比比一块，比一块，啊，比块，你你听着是不是土？我也都听着土，对不起对不起， <laughs> 不是和田人认为伊犁人呢，认认认为伊犁人花呀，伊犁伊犁人多油滑呀，是不是啊？哎，能说会道，而且。 都吹牛，呃，伊犁人经常是就是做不到的事儿，他给你保证一大堆，这 <laughs> 不像北京人吗？ <laughs> <laughs> 但但是有一个就是，其实呃，伊犁和和田它那个文化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伊犁，它更多的受了苏联的影响，对，苏联的影响，所以它那个房子的装修的方式和年轻人，包括老人，包括在伊犁出出很多学者。 然后就像这种作家，然后还有恰恰嗯，开玩笑，对，这这这这这他们就喜欢幽默。然后，但我们和田，我理解为是它是一个整个新疆最南端，然后交通也不便。当时丝绸之路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很发展的这个。对。但是等这个路上的丝绸之路，就是灭亡以后，就是就是已经就是那个什么衰弱了以后。 那就他那个交通直接是通不了那儿，但是和田的文化是非常多元化的，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咱们这个库尔班江到哪儿都不忘了说和田的 <laughs> 好，这个真是和田人民应该感谢你。但是呢， <laughs> 据我所知的，有个别和田人民呢还对你们家不是特别亲切，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就讲到你的父亲啊？我最早看到你啊是在我们凤凰周刊上采访他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啊，我都想挂在我们“锵锵三人行”微博跟大家都看一看。就你父亲，我觉得啊，在那样一个地方啊，从小就有这样的一种见识，我就印象很深。 不简不简单，就是你看，你现在也是穆斯林，是吧？其实你父母亲也都是虔诚，虔诚，非常虔诚。但是呢，他父亲从小呢，开开放，不太主张就是过小的年龄啊，让他们兄弟几个。他妈妈就是说去那个找阿訇或者那种讲经班、读经班。哎，他父亲就是他父亲，甚至让我想的有点像那个李安拍的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人人跟老虎的那个那个派少年派少年派，我就想起那个电影里边，他他他这个，你看他你他父亲就讲，就是说这个孩子啊，应该先出去，对，长见识，对，等他长到见识之后啊，他再回来对伊斯兰的这个经文呐，对这个意思啊，他会有更深的感悟。等他成熟了，有了充分的见过世面了，对，他再去认识这个伊斯兰教会更好。所以从小他父亲不太强迫你们。对我父亲是。 那王老师知道，就是，但是我就很不喜欢去教你王老师，我还喜欢教你爷爷怎么儿。你随便，你随便，你随便。王大爷就是，呃，爷爷就是说的，是，我父亲是阿图什人，他知道。什么叫阿图什。阿图什。阿图什是赛福鼎的故乡，是柯尔克孜族呃自治州的然后在那边出来的维吾尔族是经商非常厉害。 哦，就是实际上说，呃，不，新疆说是阿图什人，是维吾尔族里面的犹太人，他不说是他的种族，也不说是宗教信仰，说非常会做生意，生意。然后我们中国里面的是浙江人，哦，温州人。我听王老师讲的最有名的段子，说是维吾尔族人会做生意，一个人的时候闲着没事干，都把左口袋的东西卖给右口袋。 <laughs> <laughs> 这是一个笑话。然后我父亲可能就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往那地走，因为一刚改革开放啊，你可以出来了。然后就他见识的多，然后他没有上过学，他更多的企图的希望全都是在他的四个孩子身上。嗯。但当时就八十年代就不会是四个了，我们就三两个，呃，我我和我妹妹。然后就慢慢就时间长了，到了九十年代初以后，我父亲的生意特别好，也赚了不少钱。 但是他每次回到家，给我们讲故事，但这个故事更多的是还是跟上学有关啊，他就是教育。然后在他，而且是他还有做过就是办房子，因为我们的我小时候就长大的那个第一个房子是，呃，是一个，就我们就是和田的，就是一个比较呃热闹的地方，就是一个巴扎，就是集市，就集市旁边有一方。但那边环境的孩子跟我长大的都是。 做生意的孩子，那然后都不上学。我父亲看到这个就，就选择要搬房子搬家，不愿意让我们在那边住，因为那个小时候我我长大的那个环境，就没有一个上学的。这就是孟孟孟母三迁。孟母三迁。 <laughs> 不是我呀，跟文涛，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嗯。我就是看到他那个。 凤凰周刊上对他有关的报道啊，对，我对他这个父亲呢，我非常的这个欣赏， <laughs> 非常的敬敬佩这个事儿，因为他呢，你像他说他，而且他是文盲，但他很多就是重大重大的事情啊，他显得很有眼光，嗯，哎，眼光看得也很远，心胸也很开放。 人家本身呢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对，是维吾尔族，穆斯林，是穆斯林，非常虔诚。但是人家不排外，不狭隘，对，不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别，扭，是。这个你说，而且是越来越前途光明远大。哎， <laughs> 而且这让孩子走走向更大的世界，是是是吧？对。